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巨魔玉大王花产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热带雨林地区，一八七八年被植物学家发现。 巨魔玉大王花的花朵直径可达1.5米，高近3米，是举世无双的最大花朵。巨魔玉大王花的颜色非常漂亮，花刚开时还有点香味儿，一两天后花如腐肉，散发的气味臭不可闻，因此人们很远就能发觉它。这种恶心的臭味儿也有好处，就是它能招来苍蝇、甲虫。 为它传播花粉，以便繁衍后代。巨魔玉大王花花朵虽然大得出奇，结出的种子却非常微小。它们常常粘在大象的脚上，被带到各地去，之后在新的地方安家落户。十一，关于巨魔玉大王花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二，为什么巨魔域大王花老远就能被人们发觉？十三，大象为巨魔域大王花帮了什么忙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如今，很多父母认为，家庭教育就是开发孩子的智力，让孩子两三岁开始背诗歌，四五岁学外语，上学后要上辅导班，成绩一定要名列前茅，将来一定要上名牌大学。 似乎只有这样，父母的教育才算成功，孩子才能成才。实践证明，这是对家庭教育极大的误解。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应该是人格教育。试想，如果一个孩子遇到点挫折就产生轻生的念头，不懂得生命的意义，自己将来想做什么都不知道，没有任何梦想。 心里只有自己，无法与别人共享。那么，即使这个孩子门门功课都考第一，又能怎样？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父母。父母首先应懂得，正确的家庭教育是让孩子有很好的人格修养，懂得做人，懂得成功的真正含义。 只有父母的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，孩子才能终生受益。十四，如今很多父母是怎样培养孩子的？十五，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？ 十六，成功的父母教育的孩子具有什么特点？十七，关于家庭教育，下列哪项正确？